《彩虹案》，这是一部深刻影响了现代世界运行的传奇之书。它引起的波澜不仅至今没有止息，而且正明显的接近某种终局或临界点。本资料在我整理的所有文字中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曾首发于新浪博客、核心博客转载过。尤其是它与上个系列《边缘人》外一篇有微妙的内在关联，只是立场刚好相反而已。 两者都充满了对人性的惊人洞见与天才挖掘。在此特别提醒，请忘记外界评价，放下自我标签，保持独立思考。祝你能从中有积极的收获。资料来源于网络，内容的准确性请读者自行勘证。目标、纲领、手段、西安长老会纪要、彩虹网络整理版上。题记：一百多年前。 一个送信人被雷电击中，警察从他身上发现了一份纪要，并交给政府。之后的一百年，世界准确的按照纪要的描述发展着。这本书首先在俄国出版，遭查封，俄文译者被死亡。任何发现存有这本书的人将就地处决。而这本书的英文版译者，也就是我对照翻译的，也被死亡。这一切都证明了纪要的真实性。纪要。 虽第一次印刷在一九零三年，实际撰写时间则最少在十八世纪中叶，早于法国大革命。匿名中文译者，这是一个严整的体系，其密谋的深度和微妙关联，使人无法从中提取某个片段去特别强调。它又像一面魔镜或潘多拉宝盒，你能从中获取什么，完全取决于你真正是什么。彩虹下划线战士。 西安长老会纪要一杠二十四全本目录，纪要一：黄金、权力及正义，我们就是暴君，应该终结自由。纪要二：经济战争、破坏式教育。纪要三：侵略的方法与手段，贫穷是我们的武器，支持共产主义，犹太人将是安全的。纪要四：现实主义替代宗教。 我们将摧毁上帝。纪要五：专制主义与现代化进程；被谎言领导的大众；垄断资本。纪要六：征服技巧；必须奴役非犹太人。纪要七：世界范围的战争；世界大战。纪要八：临时政府。纪要九：再教育；犹太超级政权；基督教青年即被摧毁。纪要十。 为登上统治之位做准备。我们的目标：世界权力、自由主义的毒药。我们任命总统，我们将摧毁宪政。纪要十一：极权主义国家。我们是狼。纪要十二：控制传播渠道，摧毁自由媒体，只有谎言得以出版。纪要十三：离散人心，蒙蔽劳动者。纪要十四。 攻击非犹太教，禁止基督教。纪要十五：残酷镇压秘密社团组织。非犹太人是愚蠢的，非犹太人是畜生。我们需要服从，必须残忍无情。纪要十六：洗脑运动。我们必须改写历史。纪要十七：辩护权力的滥用，摧毁传统教士。纪要十八：制造极口政府介入。 通过恐惧来政府管制，纪要十九一至四点，纪要二十摧毁资本，制造经济衰退，非犹太政权的破产，高利贷专制，纪要二十一贷款与政府信贷，纪要二十二黄金的力量，纪要二十三灌输服从意识，纪要二十四统治者的品质，犹太人之王。 上篇纪要一杠十二，他们是谁？来自哪里？是什么样的人？摘自网络。犹太金融世家罗斯柴尔德家族族徽。从共济会诞生之初，质疑和反对之声便不绝于耳。最著名的便是天主教会与共济会的世纪战争。罗马教皇高举反共济会的旗帜两百多年，直到今天，这主要是一种宗教矛盾。 共济会以犹太密教卡巴拉 （Kabbalah） 整合世界宗教，不可避免的具有反基督 （Anti-Christ） 嫌疑，而他领导的启蒙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对天主教的破坏和蚕食，最终使两者成为死对头。此外，近代西方史上著名的阴谋论也是源自对共济会阴谋的指控。 一七八六年，德国出现了一本书，名叫《世界政治体系揭秘》（Insolent Systems: The w e l l b r i d g e p o l i t y 书的作者恩斯特·奥古斯特·冯·戈赫豪森 （Ernst August von G. C. H. Haussen，1740-1824） 是魏玛市政府官员。他声称，共济会、光明会 （Illuminati） 和耶稣会士 （Jesuits） 在秘密策划世界范围内的革命，以建立世界政府。三年后，法国大革命爆发。 法国王室被推翻，国王被处死，似乎验证了书中的预言。一七九七年，大革命中逃到英国的法国耶稣会士奥古斯丁·巴朗 （Augustin Barre） 出版了《雅各宾主义历史回忆录》（Memoirs pour servir h i s w a r du j a c o b i n i s m 提到秘密的地下社团组织对大革命的操纵以及对教会的打击。同年，苏格兰物理学家约翰·罗伯逊 （John r o b i n s o n 也发表了。 共济会、光明会和读书会阴谋推翻欧洲政府和教会的证据，proofs of a conspiracy against all the religious o e s and governments of Europe carried on in the secret meetings of Freemasons, Illuminati, and reading societies，提出了大革命源自共济会的计划。此后，这种理论广泛传播，尤其为教会大力宣传，认为共济会阴谋推翻教会和各国皇室，取而代之以民主、自由和宗教宽容的社会体制。 这些在当时看作阴谋的东西，在今天看来不过是简单的历史事实。到了十九世纪中期，摩根事件 （Morgan Affair） 引发了美国的反共济会运动 （Anti-Masonry）。威廉·摩根 （William Morgan） 是一名砖瓦匠，他在纽约加入了共济会。然而，由于不能升级，心怀怨恨，他宣称要在当地报纸上将共济会的秘仪公开。这种背叛行为激怒了共济会，不久，当地报社被纵火。 摩根也因被告发拖欠大笔债务而入狱。一八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一个声称是摩根朋友的人到警察局将摩根保释，并将他带走，从此便杳无踪迹。摩根的失踪使得事件迅速激化，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抗议共济会的运动中来。由于大多数银行家、法官、富商和政客都是共济会成员，这加重了底层民众的不安和忧虑。 纽约民众开始集会，号召禁止共济会员进入政府系统。运动很快与反杰克逊总统 （Anti-Jackson） 政治运动结合起来，因为他也是共济会员。他们建立了反共济会党 （Anti-Masonic Political Party），并在一千八百二十八和一八三二年推选了总统候选人。由于缺乏支持，这个政党不久就消亡了。 最早将共济会与犹太人联系在一起的是二十世纪初俄国出版的西安长老会纪要，内容是一群所谓的犹太西安长老阴谋夺取世界政权、控制全人类的秘密会议纪要。这是至今为止反共济会和反犹运动中最为重要的文献，是当今几乎所有阴谋理论的始祖文件。纪要最初的俄文版本。 一九零三年八月二十七杠九月七日，圣彼得堡的《旗帜报 s i n e m a i l 连载了一系列文章，题目叫做《犹太人控制世界的计划》。而报中称，这份文件的原题叫做《共济会与西安长老会世界联盟会议纪要》（The Protocols of the Sessions of the World Alliance of Freemasons and of the Sages of c i o n 该纪要虽第一次被印刷并且流传到公众是在一九零三年。 实际上开始撰写，则是最少在十八世纪中叶，早于法国革命，并不是说一九零三年才被撰写。一九零五年，俄国神学家斯尔基尼鲁斯 s e r g e i Alexandrovich Nilus） 的《渺小中的伟大：即将到来的反基督政治可能性——一个东正教信徒的笔记》（The Great Within the Small and Antichrist: An Imminent Political Possibility, n o s e v e n Orthodox Believer） 一书中，将其编入最后一章，作为该书的第二版发表。 并宣称，这本草案来自一八九七年瑞士巴塞尔召开的第一次西安主义者大会 （First Zionist Congress）。新上任的俄国首相斯托雷平 （Pyotr Arkadyevich Stolypin） 为此成立了一个秘密调查委员会，认为文件内容最早来自一八九七至一八九八年巴黎的反犹团体。然而，至今并未发现原稿。由于材料来源不明，沙皇尼古拉斯二世查禁了这本书。 然而，一九零六年《西安长老草案》的单行本在圣彼得堡被俄罗斯人民联盟 （Union of the Russian People） 以“人类的敌人”为题出版，并且迅速在俄国传播开。一九一二年版包含纪要的渺小中的伟大，封面画着各种犹太密仪标志。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似乎验证了纪要的预言。 尤其是领导革命的布尔什维克高层领导人中，犹太人占了大多数。最著名的如托洛斯基 （Leon Trotsky）。之后的俄国内战中，白军也将其作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重要宣传工具。在此时，既要被翻译成各种文字传遍欧洲，最早的英语版出现在1919年美国费城的《公众记录报》（Public Ledger） 上。美国记者卡尔·阿克曼 （Carl William Ackerman） 在10月27日。 和十月二十八日两篇文章中摘录了西安长老会纪要的部分章节，然而题目换成了《红色圣经》。草案中所有出现犹太人的地方，全部被布尔什维克代替，变成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夺取世界的计划。一九二零年，伦敦出版了第一版《犹太威胁：西安长老会纪要》（The Jewish Peril: Protocols of the Learned Elders of Zion），而传播最广的英文版本，则是英国早报《The Morning Post》。 在俄罗斯的派出记者维克多·马斯登 （Victor Emil Marsden） 的一本《一九二零年马斯登版犹太威胁：西安长老会纪要》。在此期间，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创始人亨利·福特 （Henry Ford） 对西安长老会纪要传播起到了巨大作用。一九二零年就在美国发行了五十万本。在他的《德堡独立报》（The Dearborn Independent） 上面，以国际犹太势力世界的首要问题。 The International Jew, the world's foremost problem 为题，发表了包括纪要在内的揭露犹太金融势力对各国进行控制的一系列文章。一九二一年二月，福特在接受《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 采访时，表示：“对这部纪要，我只是想说，它符合正在发生的一切。” The only statement I care to make about the protocols is that they fit in with what is going on. 系列文章结集出版后，在德国受到极大欢迎，福特也成为希特勒的偶像。 希特勒表示要将福特的理论付诸实践，并仿照福特的 T 型车为人民制造汽车，这也是德国大众汽车的由来。一九二零年五月二十二日版《德宝独立报》，一九二七年《德宝独立报》由于受到犹太团体起诉停刊，福特开始撇清与反犹文章的关系，表示他对报纸内容并不知情。此后，福特车厂在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间持续十五年亏本。 市场占有率由一战后的百分之六十跌至百分之二十。随着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西安长老会纪要》在欧洲大陆的广泛传播，反共济会与反犹主义 （antisemitism） 也结合起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兴起后，纳粹党将共济会看作犹太人阴谋统治世界的秘密组织。二战时，德国占领区的所有共济会所都被取缔，成员遭到逮捕并被作为政治犯送往集中营。 据称有将近十万共济会员在此时被消灭。同时，纳粹德国在占领区开始大规模宣传共济会和犹太人的阴谋。如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的反共济会大型展览 （Grand Anti-Masonic Exhibition），主题是揭开犹太人的共济会和共产主义阴谋，以及隐藏在社会后的一切疾病 （Unmask the Jewish Freemason and Communist Conspiracy That Is Behind All the Society's Ills）。 共济会的恶名也在此时达到顶点。虽然一九二一年《纽约时代》杂志刊出菲利普·格拉夫 （Philip Graves） 的一系列文章，具体分析了《西安长老会纪要》，指出其中一些片段来自一八六四年法国讽刺小说家乔利·莫里斯 （Maurice Joly） 创作的讽刺小说《马基雅维利与孟德斯鸠对话录》（Dialogue u UX o f f e r s e n t e Machiavelli t n Montesquieu），而此后也有众多专家学者将其鉴定为伪作。 但是并未阻止他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尤其是他似乎成功预言了世界范围的革命浪潮、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马斯登版《西安长老会纪要》节选，《西安长老会纪要》用第一人称书写，以一个西安长老的身份在长老会议上向新成员介绍如何掌控世界的具体计划。全书并无严整结构，章节内容并不统一。 前后章节也不存在严格顺序，似乎是以时间做划分。每一章内容来自一次会议的记录。全书共分二十四章，包括的具体话题有：用自由主义消灭非集权制政府，用经济集权取代政治集权，传播达尔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尼采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制造社会矛盾、国家对立，建立世界政府，迫使各国让权。 引发世界大战，消灭敌对集团，推广普选权，培养渔民群体，以对抗各国精英阶层。通过共济会招拢各国精英，成为代理人，安插民主政府领导人，控制媒体，加大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人权和民主的宣传，使其破坏原有社会秩序，同时使其成为新统治方式的迷雾。控制教育，用娱乐、色情等。 分散人们注意，消灭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其他一切宗教，宣传唯物主义，以无神论作为过渡，最后代之以犹太教。通过政府征税削弱各国资本家实力，通过贷款控制各国财政，消灭金本位，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制造经济危机。长老会通过能力推选国王，在全面统治世界之前，国王不会露面，只是在暗中操纵世界。 一六，政治自由只是一种理想而非现实，必须了解如何使用这种理想，以吸引大批追随者，建立党派，并去削弱对手的权威。如果对手也拥有自由主义思想的话，就更容易了。这样就迫使他交出权力，这样政府被迫退出的领域，立刻就将被新的权力掌控。一七，这个新的权力就是黄金。一二十五，退回到从前。 我们是最早高喊自由、平等、博爱的，这些套话被那些愚蠢的鹦鹉重复了无数次。他们被这香饵吸引，最终放弃了原有的社会体制，丧失了真正的自由。那些非犹太人，Grim 中所谓的智者沉于迷梦，无法了解自然法则，根本不存在什么平等和自由。一、二十六，地球的每个角落都充斥着自由、平等、博爱。感谢那些无知的代理人替我们摇旗呐喊。 这些口号就像溃疡一样，在非犹太人社会机体上扩散，所到之处终止一切和平与团结，摧毁国家体系。这将是我们的王牌，摧毁一切贵族政体，代之以我们教育出来的建立在金钱上的新贵。这个新贵阶层的资格将以财富和教育水平衡量，而财富和教育则掌握在我们手中。二。 在当今世界，有一种在人群中推动思想运动的重要力量，这就是媒体。媒体的作用是提出要求，发出民众的抱怨，表达不满。只有通过媒体，自由言论才能道成肉身。但非犹太人的政府还不懂得如何利用这一力量，而我们则掌握了它。通过媒体，我们对社会保持了强大影响力，而我们却一直躲在暗处。三七。 我们的权力建立在长期的食物短缺和工人的瘦弱上，饥饿使资本对工人统治具有比国王的权威更大的保障。三十一，我们将要制造经济危机，使交易和生产停止，从而引发仇恨。我们将要通过各种隐秘手段，通过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的黄金的帮助，制造普遍的经济危机，将欧洲所有国家的工人同时抛上街，成为暴民。 这些暴民将摧毁一切对此一无所知的人。三十二，这对我们不会造成任何伤害，因为我们已早有防备。三十四，记得法国革命吗？是我们给它前面加上了大字。全部的秘密准备都是经我们手中完成的。三十六，我们作为一个国际性力量是隐形的，一旦我们遭到某国攻击，便可得到他国支援。四。 谁创造了这股看不见的势力？是我们非犹太人的共济会组织作为我们的掩护，使人们对我们的存在则一无所知。四三信仰会使人服从宗教组织，服从上帝的安排。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摧毁一切信仰，剔除非犹太人脑中的上帝观念，取而代之以科学理性和物质需要。四五竞争和经济生活将创造一个冷酷无情的社会。 这个社会对上层政治和宗教不感兴趣，它唯一的目标是利润，也就是黄金，从而形成对物质和享乐的崇拜。五六，所有国家机器都依赖引擎运转，而这引擎就在我们手里，这就是黄金。由我们长老发明的政治经济学很早就将桂冠授予了资本。五七，资本必须能自由的垄断工业和商业，这已经通过我们的手在世界范围实施了。 五七，我们要提高工人的工资，同时再以农业衰退为借口提高基本生活资料的价格。我们将逐步破坏农业和资源，逐步从地球上消灭非犹太人。七三，如果有国家反对我们，我们就发动战争；如果他们敢联合起来对抗，我们就发动世界大战。七六，如果有欧洲国家反对我们，我们就用恐怖手段显示力量；如果他们联合起来， 我们就资助美国或日本或中国消灭他们。八一，我们的董事会将聚集一群代理人为他工作，包括出版商、法官、经理、外交官等。最重要的是一些在我们的特别学校中接受过特殊教育的人，他们熟知社会背后运作的秘密规则，知道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八二，我们将用一群经济学家辅助政府，全部银行家。 工业家和资本家都聚集在我们周围。九二，现在如果有国家反对我们，那只是在我们的控制下的一种形式，因为我们需要他们的反犹运动以帮助我们获取对整个犹太民族的控制权。我不想对此做进一步说明，因为这个问题在我们内部也引起了反复争论。九四，我们在所有教义主义中都有代理人：君主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等等，我们交给他们的任务是扰乱人们的思想，制造混乱，让所有的政府都备受折磨。只有他们将权力交给我们的国际政府，我们才给他们和平。十四选举，我们发明的工具将使我们坐上世界的王位。我们要教育世界上哪怕最小的团体都以聚会投票的方式决定问题，这将帮助我们达到目的。十五为此。 我们必须确保所有人不分阶级和身份的选举权，这样就可以建立远超过少数有较好修养和思考能力的富裕阶层的绝对多数优势。我们要摧毁非犹太人的家庭观念和传统价值，让他们失去独立思考能力，这样我们培养出一个无知的强大力量，通过我们的代理人作为领袖对他进行引导。十六，我们会审理政府发布的提案，但不会干扰它的发布过程。 通过多次的投票、讨论等过程，将使人无法联想到其出自密谋的事实。十九，当我们将自由主义的毒药引入一个集权国家的有机体时，它便中毒了，等待它的只有死亡。十十，自由主义建立了宪政国家，取代了唯一能保护非犹太民族的集权国家，而宪政不过是一个不同声音的大杂烩，充满了争吵、曲解。 无穷无尽的政党斗争，一句话，消耗国家力量的一切东西。共和体制建立后，我们就从傀儡或奴隶中选一个总统作为政府首脑，这是我们给他们提供的政治模式。十二四，没有一个声音能不通过我们的控制到达社会，为众人所知。十三三，我们要通过娱乐、运动、色情等来吸引他们的注意。 我们的媒体将开始推动艺术、运动以及各个领域的竞赛，使他们沉迷于此。十四四，我们的哲学家将会讨论非犹太民族的一切思想文化的缺陷，但绝不会触及我们信仰的实质，也没有人胆敢揭露它。十四五，打着启蒙和现代的旗号，我们将推广一种低俗下流的文学样式。十五三，到目前为止，除了罗马教皇之外， 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沙皇俄国。十五四，我们将在世界范围建立和扩大共济会组织，将各国精英纳入其中，并通过其发挥我们的影响力。所有这些共济会分支都将由一个中心机构管理，这只有我们才知道，也是由我们的长老组成。我们通过共济会组织将所有自由和革命因素结合起来，我们的政治密谋将通过他们付诸实施。 我们还要将国际和国内的警察系统代理人纳入共济会。二十一，今天我们要谈谈经济计划，这也是我们计划的核心。我从前曾说过，我们的全部行动不过是个数字问题。二十五，对穷人征税是革命爆发的原因，这种丢西瓜捡芝麻的行为有害无益。与此相对，对富人征税能够有效减少私人手中的资本。 并且使他们流到我们手中，给予我们超越政府财政的能力。二十七，资本家必须交出他们的一部分财富，以确保国家机器的运作。国家的税收主要由富人来承担。二十八，这样可以减少穷人对富人的仇恨，因为他们看到是富人支付了维持国家运行的绝大部分财富。二十九，为了防止富人的不满。 这些税收的用途将全部公开，除了一部分用于我们机构的运作。二是，二十，我们将通过减少流通中的货币来在非犹太人社会中制造经济危机。大资本停止了流动，并将钱从国家收回，而政府正是一直靠他们的贷款运作的。这些贷款以及高额利息沉重地压在政府财政头上，使政府成为大资本的奴隶。 大资本将工业集中在手中，将榨干所有人和所有国家。二十二十一，当前的货币发行量与实际需求并不相符，因此不会令底层人民满意。货币发行量应与人口数量，包括儿童相符，从他们出生的那天起就应被算作货币消费者。货币发行量的调整是一个客观问题。二十二十二，你们已经看到金本位对采纳它的国家所造成的破坏。 因为它不能满足社会对于货币的需求，原因是我们在尽可能将黄金从流通体系中剔除。二是二十七，我们对于非犹太人政府的财政改革计划是让他们每年增加财政预算，通过不断追加预算，他们的政府将债台高筑，以至于破产。二十二十九，各种债务不断弱化政府，它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挂在政府领导人头上。 他们已无法增收临时税款，只能向我们的银行家乞讨。国际债务就像水质一样依附在政府身上，然而他们仍乐于此道，直到失血而亡。二十、三十，如果贷款以百分之五的利率，二十年后利息将与本金持平，四十年后则超过一倍，六十年后超过三倍，而此时债务仍然没有被清偿。二十、三十一。 这样，政府就必须从穷人手中搜刮最后一分钱以偿还贷款。二十、三十二，如果债务只存在于一国之内，那么财富不过是从本国的穷人手中流到富人手中。如果能够向世界放债，那么各国的财富就会源源不绝地流入我们的钱匣子。二十一、二，我们将通过行贿等手段不断地借钱给政府，即便他们并不需要。二十一、四。 这样就产生了无法偿还的债务，甚至必须通过再借钱以支付利息，这样债务就越滚越大，到最后他们只能偿还利息，而永远无法偿清债务。二十二二，我们手中掌控着这个时代最强大的权力——黄金，只需要两天时间，我们就能从库房提出所需的任何数量的黄金。二十四三。 大卫王的子孙将通过能力来产生国王和继承人，这个政治系统将藏在暗处，不为人知。二十四五，继承人如果显出软弱、优柔等缺点，便不被允许登上王位。二十四六，只有那些坚定、冷酷的继承人才能从我们长老的手中接过权力。二十四七，如果王由于生病或意志薄弱而丧失能力，则必须交出王位。二十四九。 只有王及其身边的三个辅佐知道未来的具体计划。二十四十四，犹太王必须不能被情感所支配，特别是情欲，他不应使性格的任何一部分受到低级的本能支配。情欲是所有扰乱理智、引发人类野蛮本性的恶德中之最恶者。纪要的当代传播。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西安主义的逐步实施和以色列开始夺取巴勒斯坦领土。 中东的伊斯兰国家也开始大规模刊行《西安长老会纪要》，并且作为历史材料在学校中讲授。直到今天，纪要仍然在穆斯林国家中不断再版，而共济会也在绝大多数穆斯林国家被禁止。最近的反共济会运动发生在英国。一九九七年，在英国内政大臣杰克·斯特劳 （Jack Straw） 的倡导下，一些政府官员提议颁布一条法令。 规定进入公安和司法部门工作的共济会成员必须在任职前向社会公开自己的身份。到一九九九年，只有威尔士地方议会通过了这条法令，而英国议会则采取自愿原则，不做强制要求。在中国，公众对这方面信息的接触还非常有限。然而，西安长老会纪要似乎已经以中文的面貌出现在世界和平网上了。 这可能是所有中文网站中最神奇的一个。他所宣传的政治理想，连日本的大东亚共荣计划比起来都相形见绌。他不但号召要在以色列领导下统一全人类，建立世界政府，还要带领全人类重建所罗门圣殿及所谓的第三圣殿。他秉承纪要的衣钵，发展了一套更为具体的计划。看起来，阴谋论已经正式登陆中国了。以下引自世界和平网。 以色列和美国合并成为上帝之帐顶。我们郑重呼吁，全世界一切属于上帝的国家都以大以色列为核心，实现大合并，建立大联邦。第一步是以色列成为大美国的第五十一州。第二步是实现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与以色列的合并。第三步是将大中东地区合并进入大以色列。第四步是大以色列总体战略。 四大使命：铸造大卫之剑，消灭全地邪恶，永恒普世和平，统领万有圣战。四大蓝图：奉行上帝之杖，构建生命范本，重组宇宙结构，再造神国殿堂。新耶路撒冷，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归于那城。在新天新地里，大以色列又做了神荣耀的中心。那是大以色列被称作新耶路撒冷。 成了神荣耀的居所，充满了神的荣耀，全地的荣耀都归到这城。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列王必将自己的荣誉归于那城，成为诸造万有、一切众生之首。大以色列计划：一、超级智能机；二、超光速技术；三、核聚变技术；四、星际互联网；五、宇宙级干涉望远镜；六、物质控制技术；七、能量控制；八、时间空间互换。 九精神调控，十铸造万有，一切众生普皆通神。大经济计划，一蓝谷计划，大军工；二探谷计划，三天谷计划；四大财政，五大金融，六大中东经济计划，七地中海计划，八大能源，九生态革命计划，十以色列超级经济计划，铸造万有，一切众生牧养计划，大科学计划，一太阳系计划，二银河系计划。 三宇宙场对撞机计划，四天岛计划，五天眼计划，六大宇宙混元计划，七宇宙神殿计划，八大统一场计划，九引力通十以色列超级场计划，诸造万有一切众生计划，大工程计划，一大以色列扩展计划，二大圣殿计划，三中东高铁计划，四地中海计划，五大基建计划，以埃约一合并，六中东走廊计划，七大水利计划，圣河计划。 八大耶路撒冷建设计划，九沙漠改造计划，十大航天计划，太阳系高速公路计划，大精神计划，一太阳系计划，二神圣联盟合并，三超级奥运会，四上帝之国地成殿，五大神国，大以色列计划，实现大战略、大经济、大科学、大工程、大时空、大神政的绝对完美融合，王者无敌，为上帝而战。 为圣经而战，为两造而战，为众生而战，为正义而战，为公理而战，为道德而战，为大爱而战，为良知而战，为真善而战，为理想而战，为自由而战，为美以而战，为宪法而战，为总统而战。大以色列蓝图：一大以色列，二重建圣殿，三建立世界首都。 四，地中海成为内湖。五，整个非洲成为以专属地。六大以色列一体两翼，半岛一体，东非、西亚两翼，首为土耳其，尾为印度洋。六，进行全球圣战。七，以色列三圈结构，核心圈建立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的大以色列，紧密圈征服所有的阿拉伯国家，东达中印，北达俄罗斯，西达大西洋，南达南极洲，建立大以色列。 外围圈：非洲、欧洲、亚洲、澳洲、美洲、南极洲。太阳系成为大美以七大特别行政区重建圣殿，供奉约柜、西奈法典，安放玛瑙冠、亚伦杖、巨石，建立圣线、建立圣旗、圣徽、圣歌，修筑圣路、圣河、圣库，建立圣军，建立世界首都，建立宇宙帝国。天作地邓，宇宙首都使耶路撒冷成为全宇宙诸方式、 变法界，铸造众生乃至一切万有的宗教、精神、道德、文化、政治、和平与理解的中心。弥赛亚终将出现在锡安山上，那时候，所有民族都将融合为一。犹太人永远是一个神圣的国家，一个祭祀的民族。这是建立一个既为世俗王国，又系宗教王国的圣洁祭司属神的以色列国家，其永恒的首都为耶路撒冷。 做新天新地中心，耶路撒冷的中心，将来在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中，神那无限量的荣耀如同光，以弥赛亚为灯照耀出去。这表明弥赛亚是新天新地中心，耶路撒冷的中心，直到永世无终。该网站现已消失。西安长老会纪要一杠二十四全本正文，纪要一，一将华丽辞藻搁置一边，我们应论述每一种思想的重要性。 去繁就简，并加以比较。我们应阐明周边事实。二，我即将从两种角度，即我们自身的以及非犹太人的角度，阐明我们的体系。三，需要注意的是，本性恶的人数量要远比本性善的人多，所以统治他们的最佳方式是通过暴力和恐吓，而不是学术讨论。每个人都瞄住权力，如果可能，每个人都会成为独裁者。事实上。 不愿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去牺牲大众福利的人是罕见的。四是什么遏制了那些被称之为人类的食肉野兽？又是谁在一直教导他们？五在原始社会，他们屈从于野蛮和暴力之后，屈从于法律，后者也同样是暴力，不过是伪饰的暴力。我得出的结论是：根据大自然的法则，暴力即正义。六政治自由只是一种理想，而非现实。 在必须的时候，人们必须懂得如何去运用这种理想，用此种理想作为诱饵去吸引大众追随一党，去粉碎执政党的权利。如果对手本身就深受自由这种观念，也即所谓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浸染，这项任务就会变得很容易了。为了一种理想，他们愿意交出部分权利，这就是我们理论的大获全胜之处。 被削弱了的政府统治之将，立刻通过自然规律被一支新手掌控，因为渔民不可一日无君。新权力只是替代了已被自由主义削弱了的旧政权。火借。七，在我们的时代，替代那些自由统治者权力的是金钱的权利。忠诚才使时间有意义。指明思无行动，无法实现政治自由的理想。实行人民自治，仅能短期维持。 之后将演变为乌合之众。自那时起，人们将陷入自相残杀、阶级冲突，在混乱中政权轰然倒塌，权威化为灰烬。八，无论一个政权因内乱而衰竭，还是因内乱招来外敌并受制于其，无论如何，它都可被视为不可挽回的失手了。它现在置于我们的掌控之下了，完全掌控于我们之手的金钱专政，向它伸出了一根稻草，无论情愿与否。 他必须接纳，如果不愿意，他将万劫不复。九，如果任何一个拥有自由主义意识的人认为上述想法是不道德的，那么我将提出以下问题：如果每个国家有两个敌人，如果对于外来之敌，他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使用各种伎俩和挑拨离间，比如出其不意偷袭、夜袭或以多胜少，那么对一个更糟糕的敌人，一个破坏社会既有统治基础和大众福利的敌人。 该采用什么手段才可以被称作为不道德或不被允许的呢？十对于那些有健全逻辑思维的人士而言，难道能够希望通过合理商议和辩论来指导大众吗？大众与理论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他们往往会提出各种反对或对立的意见，尤其是当这些反对意见对大众有利的时候。尽管这些异议或反对愚蠢而荒谬。 群众或某一群体中的成员，往往只是被卑微的激情、不值一提的信仰和传统，或情感用事的公理所引导，这会妨碍任何一致意见的达成，即使是在一个很完美的合理辩论基础之上。要想成功的驾驭大众，也在于机遇或多数压倒少数的基础之上。少数人往往不顾各种政治隐秘而提出一些荒谬议题，这些议题往往导致无政府主义的后果。 十一，政治与道德毫无其同之处。被道德俘虏的统治者不是一个有经验的政治家，因而其地位也不会稳固。那些有统治野心的人必须借助于狡诈与虚伪。那些伟大的民族品格，例如坦率和诚实，是弄政的大敌，因为他们可能会比最强大的敌人更有效、更必然把统治者拉下马。这些品质肯定是非犹太王国民众的美德。 但我们绝不能愚蠢的受其指导。权力即正义。十二，我们的正义在于暴力。正义一词是一抽象的思想，并不具任何意义。该词的意义不过是给予我所有我想要的，以证明我比你强大。十三，正义从哪开始，又于哪结束？十四，在一个具有糟糕的统治机构。 毫无人性的法律，以及在滥用权力中丧失了人性的统治者的政权里，我发现了新的正义，即通过强势的权力去摧毁所有现存势力与秩序，重建所有制度，通过使那些自由主义者自愿放弃自由主义的方式，成为那些曾经将权力施加于我们的统治者的主人。十五，在各种摇摇欲坠的势力面前，我们的力量将会越来越战无不胜。 因为它是隐而不见的，直到它的力量累积的足够强大，以至于任何狡诈与阴谋都不能将其摧毁。十六，我们目前迫不得已犯下的暂时恶行，终将产生一个不可摧毁的好政权。它将恢复曾被自由主义化为乌有的国民生活的正常秩序。结果将证明手段的有效。我们在计划实施中不必拘泥于原则与道德，而是利用必须和有用的原则与道德。 十七，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精心设计、绝不可背离的伟大计划。我们绝对不能冒任何风险，使数个世纪来殚精竭虑的计划付之东流。十八，为了更好地阐释我们的行为，有必要注意暴民的无赖、懈怠与不稳定性。他们不能理解与尊重自己的生活与福利，必须懂得暴民的力量是盲目、愚蠢以及不可理喻的，往往会受到任何一方的挑唆。 暴民只会将自己引向深渊，因此他们的成员，尤其是那些自命不凡者，或许他们中有人本来可能成为智者，但由于不懂政治，也只能将整个国家带向毁灭。十九，只有那些自幼受过自我控制训练的人，才真正懂得政治的要义。二十，一个民族将其置于自命不凡者的手中，将自己带入由政党分裂而导致的毁灭之途。 而政党之争是由于人们追求权力和荣誉，并由此带来的骚乱而引起的。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其大众可能心平气和、毫无嫉妒之心地做出公正判断吗？可能由大众毫无私心杂念地处理国家事务吗？这绝不可能。任何计划会因暴民有众多首领而四分五裂，因而将丧失一致性，于是也变得难以实行。我们就是暴君。二十一。 只有在绝对专制的统治者的统治下，计划才可以精心设计并恰如其分地向政权的各个权力机构清楚传达。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必然结论：一个国家令人满意的统治方式是那种可以将统治权集中在一个责任人身上的统治。没有绝对的专制，将没有文明的存在。其延续不是经由大众，而是统治者的指导，无论那个人将是谁。暴民是野蛮的。 将会在任何可能的机会展示他们的野蛮。一旦暴民将自由握在他们的手中，自由将迅速变为无政府主义，而无政府主义自身是野蛮的最高表现形式。二十二，那些酗酒动物受惑于杯中之物，狂饮滥用也与所谓的自由同行。那不是我们所走的道路。那些非犹太民众受惑于酒精，他们年轻时受所谓古典主义的愚蠢教导。 此后却被败坏的道德所引诱，是被我们的代理人及教师、走狗、豪宅中的管家、牧师，以及那些非犹太人经常光顾的淫荡场所的女人们所引诱。在上述提及的人中，我最后数到的就是那些自愿拜倒在腐败与奢华脚下的所谓交际花们。二十三，我们的暗号是武力和欺骗，只有武力才可以在政治斗争中取胜。 尤其是当它隐藏在政治家的智慧中时，暴力是政权维护其统治的基本原则，而狡诈与欺骗则是其不向新的势力低头让位的根本。这一邪恶手段是一个，并且是唯一能够获得好的结果的手段。因而，为了达到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必须不能停止贿赂、欺骗与背叛。在政治斗争中，我们必须懂得如何毫不犹豫地夺取别人的财产。 如果他能一确保我们的统治，二十四，我们的政权沿着和平侵略之路，有权用不太引人注目、更让人满意的死刑来替代战争的恐怖，而后者又足以维持可以导致盲从的畏惧之心。只有残酷无情的严苛才是政权最强有力的因素，不只是为了结果，也是为了胜利。我们必须坚持暴力与欺骗的策略，与其说那些清算的手段。 不如说，严苛这一原则本身使我们大获全胜，使所有其他政权畏惧并屈服于我们的超级政府。只要这一点，就足以使得他们明白，对于那些不驯服者，我们是绝不手软、绝不善罢罢休的。我们应该终结自由。二十五，追溯到远古时代，我们是人群中最早喊出自由、平等、博爱的人。自那时起，这些口号就被那些来自各方的。 愚蠢的鹦鹉学舌之人所重复，他们被这些鱼儿引诱，然后将世上真正的福利、个体自由放弃。而在此之前，个体自由是如此得到坚决捍卫，抵御了暴民的施压。那些非犹太民族中自称智者的人、知识分子们，不能理解这些词汇的抽象意义。他们不懂得，事实上，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平等，也没有所谓的自由。 大自然本身就造就了头脑、性格的差异以及能力的不平等，也同样无声的创造了对于自然法则的遵从。毫无疑问，暴民是盲目的，而从中选出的维护规则的新贵们，就政治意义而言，也和那些暴民们一样是盲目的。那些精通政治的人，尽管本身是个傻瓜，也能统治他人。 而那些不擅长此道的，纵然是个天才，也会对政治事务一窍不通。对于这些政治技巧，非犹太人毫不重视。但一直以来，恰恰是这些成为一个王朝统治的根本。父亲传授给儿子政治事务的课程，并保证除了王朝成员知道之外，没有其他人知道，也保证不会有人透露给被统治者。随着时间的推移，统治中的王朝更替意义逐步丧失了。 这对于我们伟大事业的成功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二十六，由于我们那些无知盲目的代理人摇旗呐喊，自由、平等、博爱被带到了世界各地。一直以来，这些口号是滋生于非犹太人的蛀虫，其所到之处，终结了当地的和平、安宁和团结，摧毁了这些非犹太国家的政权基础。这一切，你们以后会明白，将帮助我们大获全胜。 给予我们一个可能，将王牌握在我们的手中，摧毁那些特权阶级。换言之，消灭那些非犹太国家中的贵族阶层。这一阶层是那些国家中唯一能够抵抗我们的力量。一旦摧毁了这些非犹太国家的世袭贵族阶层，我们就能够建立由金钱为主导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新贵族阶层。这一新贵族阶层的资格将以财富和教育水平衡量。 而财富和教育则掌握在我们的长老手中。二十七，我们的获胜因这一事实而变得更加简单容易。在和所有我们所需要的人发生关系时，我们一直倚重能触动人类最敏感神经的东西，即金钱，还有人类的贪婪，对于物质的无穷欲望。单单使用这些人性弱点中的某一点，都足以破坏任何首创精神，因为它能够摧毁人类的行动意志。二十八。 自由的抽象意义能够使我们说服所有国家的暴民，他们的政府不过是人民的仆人，而人民才是国家的真正主人，而仆人是可以像备用旧的手套一样替换掉。在这些国家中，正是这种可以替换掉人民代表的可能性，赋予我们任命他们的权利。纪要二：经济战争。一，迄今为止，对于我们要达到的目的而言。 必须不能使战争产生领土侵占性质的结果，故我们可以发动经济上的全面战争，这样所有的国家都会看到我们在给予他们资助时所展现的主导实力与地位。这种状态将使双方受我们的国际事务计划的支配。我们的计划吸引了数百万双眼睛的关注，并不受任何限制与阻挠，畅行无阻。我们在国际事务上的权利将以正义的名义取消各国民族权利。 并会恰恰像这些国家的民法统治他们的民众一样统治这些国家。二，我们将严格根据卑屈服从的能力，从大众中选出这些国家的管理者，但他们并不是受过统治艺术专门训练的人，所以将很容易成为我们所玩的游戏中的爪牙。他们被我们那些为数众多、自幼就被培养成为统治世界的智者贤达们玩弄于股掌之上。这些长老智者将成为他们的顾问。 专家，众所周知，这些顾问与专家们已经根据我们伟大计划的需要，从历史教训中选择那些适合这些管理者的信息，灌输给他们。那些非犹太人并没有受过客观的历史观察指导，而只是通过因循的理论来统治，而不是严格关注那些随之而来的结果。我们不必在乎他们，让他们自娱自乐吧，直到历史性时光的来临。 或让他们永远活在对昔日快乐时光的回忆里。只有用这一目标，才可以持续的通过我们的媒体，掀起他们对于这些理论的盲目自信。非犹太人的知识分子们会因自己掌握的知识而自我膨胀，不经任何逻辑上的论证，他们就会将所有从理论中获取的信息付诸实践。 而这些知识信息都是我们政治代理机构中的专家们匠心独运拼凑而成的，目的就是为了向他们灌输，使他们倒向我们所需要的思路方向。破坏式教育。三不要假设上述论断仅仅为空话，仔细想想，在我们安排下成功的例子：达尔文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纳粹主义，对我们犹太人而言。 无论如何，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些指导方向对于非犹太人的思想起了不可磨灭的重要意义。四，对于我们而言，高度重视各个国家民族中的思想、性格以及潮流，以避免产生政治与管理事务中的分裂是必须的。我们整个统治体系的各组成部分是在前进道路上达到的不同秉性的人组成，所以整个组织成员缤纷各异。如果在实际应用中不立足现实， 总结过去的教训与经验，我们这个体系将会溃不成军，无法取得我们想要达到的胜利。五，当今国家在推动人们的思想运动方面，有一种很伟大的力量，那就是媒体。媒体起的作用就是持续的提出我们必不可少的要求，给予人们发出抱怨声音的机会，以及表达和制造不满。正是在媒体上，自由言论才会找到自己的化身。 但是非犹太政府还不懂得如何利用这股力量，它已被掌控在我们手中。通过媒体，我们已经获得了影响他人的能力，并使自己隐藏在幕后。通过媒体，我们将黄金掌握在手中。我们是历经无数血汗和泪水后获得，我们已经牺牲了很多自己人。在上帝的眼中，我们的每一位受害者都抵得上一千个非犹太人，但他已经回报了我们。纪要三。 侵略的方法与手段。一，今天我要宣布，我们的目标现在距离实现还有几步之遥，现在只剩下几小步去跨越。我们长途跋涉的远征马上就要画上它的象征大蛇之圆了。我们用象征大蛇来象征我们的人民。当这个圆圈结束时，欧洲的所有国家将被锁在它的邪恶之孔里。二，当今国家的宪政天平会很快坍塌。 因为我们在建设之初就已经设计好了，没有给予这座天平 pin 很好的平衡，目的就是为了让它不停震荡，直到穿坏用以环绕的中轴。非犹太人一直深信，他们已将这个天平座的各个部分焊接的非常结实，一直期望天平能够达到最后的平衡。但这个天平的轴心，那些国王们都被他们的代理人们包围了，这些人像小丑一样在国王身边胡作非为。 被难以自控以及不负责任的权力欲弄得发狂，他们将这些欲望归咎于笼罩宫廷的恐怖气氛，因为没有办法接近人民，来到人民中间，向人民妥协让步，所以这些宝座上的君王们不能加强自身力量来抗衡那些追逐权力的人。我们已经在那些有远见卓识的最高权力与民众的盲目力量之问制造了一道深深的鸿沟，以至于双方都丧失了自身存在的意义。 就像盲人和他的拐杖，一旦被分开，就谁也派不上用场。三，为了激起追逐权力者滥用权力，我们塑造了互相对立的各方势力，粉碎他们朝向独立的自由倾向。为了达此目的，我们激起了各种形式的冒险精神，武装了所有的政党，为每一种野心树立权威作为目标。在这些政府中，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竞技场，各种混乱的、令人迷惑的议题在此辩论。 而混乱与破产却是普遍的。四、那些不知疲倦的喋喋不休，已经使议会和政府的诸多会议变成了口才表演比赛。厚颜无耻的记者和传单小报发放者每天扑向执政的官员。权力的滥用将是使所有机构走向覆亡的最后助推器。在疯狂的暴民打击下，所有的一切都将灰飞烟灭。贫穷是我们的武器。 五个国的民众都将前所未有的被贫穷牢牢禁锢。他们过去被奴隶制和奴役禁锢，他们也许能够通过某种方式摆脱这些禁锢，但对于饥饿和贫困却永远无法摆脱。我们在宪法里包含了给予大众虚幻却不切实际的权利，所有这些所谓的人民权利只是存在于一种理想中，一种在实际生活中永远都无法实现的理想中。 尽管记者们一起用好听的话胡乱涂抹，但无产者在宪法中一无所获，而仅仅得到那些俗套的同情。而这些不过是我们堆积在文稿里的漂亮辞藻，用于换取对我们专政的投票支持，或是为了换取支持那些被我们安置在权力位置上的人——我们政治机器的仆人。那些被沉重的苦难压弯了腰的无产者劳工们，权力对他们而言又是什么呢？ 共产主义对于穷人权利的争取，不过是一抹讽刺，因为他们必须整日无休的劳作，并没有给他们任何使用这些权利的现实机会。相反，是给了另外一些势力剥夺他们固定收入保证的机会，因为这些势力使他们被迫依赖于由同志们煽动的罢工，或是因他们的主人关闭工厂而被驱逐。支持共产主义。六，在我们指导下的人民已经废除了贵族阶层。 而这一阶层曾经是对他们自身优势起到保护的唯一力量，这种优势曾紧密地与人民的福利维系在一起。但如今，随着贵族阶层的废除，人民已经落入那些残酷无情、视金如命的流氓手中。这些流氓为工人的脖子套上了冷酷无情的沉重枷锁。妻儿，我们是作为宣称将工人阶级从这种压迫中解放出来的大救星而出现的。 我们建议他们加入我们的战壕，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对于他们，我们通常是根据我们的社会纲领给予同盟兄弟般的支持和帮助，根据国际主义这一原则，根据法律享用工人劳动的贵族阶级很高兴看到工人们吃饱、健康和强壮，但我们却对这一反面感到兴趣，即非犹太人的逐渐减少直至灭绝。 我们的权利在于制造慢性食物匮乏、体力衰弱，因为只有这样，才表明他们不过是我们意志的奴隶，将永远既无体力又无精力来反抗我们的意志。饥饿创造了资本统治工人阶级的权利，这一权利远比国王赋予贵族的法定权利更有保障。八，通过饥饿、贫困引起的嫉妒和憎恨，我们可以动员暴民，并借他们之手来铲除一切挡住我们道路的人。 当我们统治全世界的君王即将登上宝座的时刻，同样是借他们之手将那些所有将成为我们障碍的人清除掉。圣经里的反基督者。九，除非由我们的专家们所提供的建议推动，非犹太人已经丧失了思考的能力，因而他们意识不到，当我们的统治王国来临时，会立即采纳一个迫切又必须的方案，即在各国学校教授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 人类生活与存在的结构本身需要劳动分工，因而也相应有了阶层和地位等级的划分。人所其知的根本常识，正是由于人类活动的目标不同，所以根本不可能存在任何平等。那些损害整个阶层的行为，是不可能与那种除了损害自己声誉以外，没有损害其他人的行为，在法律面前担负相同责任的。 这一没有容许非犹太人详细了解的真理，会向全人类表明，社会地位与工作是必须被限制在一个特定的圈子里的。这一点将不会成为人类痛苦的根源，痛苦只会起源于个体被号召去做的工作与其所受的教育不相匹配。通过对这一真理的认真研究，人们会自然屈从于权威，并接受政府对他们职位的安排。而在目前， 由于那些误导性的鼓动以及人民自身的愚昧无知，他们只是盲目的相信媒体所说的一切，开始推崇一种对于所有高于自身阶层的地位身份的盲目憎恨。人们对于阶层与地位的真正含义一无所知。犹太人将是安全的。十一，这种憎恨将被一种经济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强化。这种影响会使贸易停止，工业停滞。 我们将通过所有的秘密手段，并借助于掌控在我们手中的黄金，创造一种普遍的经济危机，其所及之处将自发的把欧洲所有国家的工人组成的暴民赶上街头。这些暴民将会兴奋的杀死那些他们自幼极度憎恨的人，并掠夺他们的财产。十二，我们的人将不会被触及，因为我们清楚攻击的时辰，因此将采取措施保护自己人。十三。 我们已经表明，那一进程会把所有的非犹太人引向理性自治。我们的专制主义将会是精确无误的，因为他知道，通过睿智的惩罚就会平复暴乱，使所有机构体制下的自由主义麻木。十四大众一旦看到各种对他的退让、妥协以及纵容，就会同样以自由的名义想象自己也成了统治的君王，并通过血雨腥风获得权力。 但他很自然的像其他盲人一样，也将遭遇一系列障碍。大众急切的想找到一个导师，再也没有返回从前状态的念头了。他们将全权代表的权利置于我们的脚下。记得法国大革命吗？是我们赋予其伟大之名。它的所有秘密准备，我们都洞晓尽知，因为它是完全出自于我们之手的创作。十五，自那时起。 我们就引导人民从一个觉醒到另一个觉醒，因此，最终他们将转而拥戴西安之血的专制之君。我们一直为统治全世界而准备的君王。十六，目前作为一种国际力量，我们是战无不胜的，因为一旦受到攻击，我们就会受到其他政府的支持和帮助。正是非犹太人的厚颜无耻、恃强凌弱，对于错误毫不留情，对罪行沉溺其中。 不愿意承担一个自由社会体制内的冲突，但对于专横强悍的专制主义暴力下的殉难却极为慷慨。这些品质帮助我们取得独立。非犹太人民如此默默的遭受痛苦，并忍受如此之多的凌辱与虐待，他们之中受苦最轻的也会想要砍掉二十个君主的脑袋了。十七，什么可以对这种现象做出解释？ 大众对于被统治下发生的同类事件奇怪的前后不一致的矛盾态度，十八可以由下面的事实解释：这些独裁者通过他们的代理人向民众们暗示，通过这些权力的滥用对政府施加侮辱与伤害，这么做是为了最高统治目的，为了保证人民福利，确保国际兄弟间的友谊、团结和权力平等。当然。 他们不会告诉人民，这种联合只有在我们的统治下才会实现。十九，于是人民开始谴责正义，为罪行开脱，并试图说服自己可以随心所欲、任意妄为。由于这种事态，人们开始破坏任何一种社会稳定，在每一阶段制造骚乱。自由一词将产生这样的社群：人们公开反对任何形式的武力，反对任何权威，甚至反对上帝和自然法则。 由于此种原因，当我们形成统治王国时，必须从日常生活中的词典中将这一词汇抹去，因为它意味着一种野蛮暴力的准则，而这将把暴民们变成嗜血的野兽。二十，当然，这些野兽在每次喝饱了鲜血的时候，就会再次陷入昏脱。在这种时候，他们是很容易被钉上枷锁的；但如果不再喂鲜血时，他们将不再入睡，会继续挣扎反抗。 纪要四，现实主义替代宗教。一，每个共和政体都经历了几个阶段。最初的阶段往往充满了早期的由盲目的暴民掀起的疯狂，这些疯狂情绪被洒落的遍地皆是。第二阶段是蛊惑人心的煽动，从中产生了无政府主义，也不可避免的导致专制主义不再是合法和公开的负责任的专制主义，而是隐蔽的。 又可以明显感觉到的，掌控在几个秘密组织手中的专制主义。这些秘密组织的行为更加无耻，因为他们躲在幕后，在各种各样代理人的背后操纵。变革不仅不能对其施加有害影响，实际上通过这些持续的变革，反而拯救了他，助长了秘密势力。为了获得长期服务的回报，需要不断扩大资源，从而不断对其进行改变。二。 谁将推翻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准确的说，这种力量就是我们。非犹太共济会只是盲目的作为我们目标的屏障，但我们的行动计划，甚至它的辅助力量，对于全世界的人来说都将是个未知的谜。我们将摧毁上帝。三旦自由也许是无害的，并在国家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它对人民的福利并无损害。 如果它是建立在对于上帝的信仰以及对于人类的兄弟情谊之上，并和平等的概念没任何关联，平等总是被造物主的自然法则否定，因为这些法则创造了服从的概念。带有这种信仰的人民可以被一种祈祷的信仰所统治，可以自愿顺从并麻木地听从精神大师的指引，听从自然之神对世间不平等地位的安排。这就是我们一定要摧毁所有信仰的必然理由。 摧毁非犹太人其有上帝思维倾向的原则与精神，并在他们的大脑中植入数理分析和物质需求。四，为了使非犹太人无暇思考以及重视宗教，必须将他们的注意力引向工业和贸易。这样，所有的国家都将被追求利润的欲望而吞没。在对利润追求的竞争中，他们将忽略共同的敌人。同样。 为了使自由一劳永逸地彻底瓦解，并摧毁非犹太人族群的力量，我们必须将工业置于投机的基础之上，即使所有工业制造出来的东西必须流通，并为投机所用，也就是为我们所用。五对于优越性的激烈竞争，以及散布到经济生活中的恐慌，将会创造一个清醒、冷漠又残酷无情的族群。 这样的族群将孕育一种强烈的对上层政治和宗教的厌恶情绪。他们唯一的目标是利润，也就是黄金。他们将成为名副其实的拜金教信徒，因为黄金将为他们带来物质上的愉悦。于是那一时刻便会到来，不是因为获得了好处，甚至不是为了赢得财富，仅仅出于对上层特权人士的憎恨。非犹太人中的下等阶层将追随我们的领导。 反对我们的权力竞争对手即非犹太人中的知识分子。纪要五：专制主义与现代化进程。一，在一个腐败到处蔓延，财富只是被一小部分运用聪明、狡诈、欺骗手段的人获得，散漫盛行，道德仅仅靠严厉的惩罚以及法律来维持，而不是通过自愿接受的原则。对于信仰及国家的情感，仅仅是被强迫遵守的社群，应该采用什么形式的管理制度呢？ 如果不是采取我稍后将描述的专制主义，还能用什么形式来统治这样的社群呢？我们必须创造一种高度集中的政治，以将社群中的所有力量牢牢抓在手中。我们必须用新的法律来全面控制臣民们的所有政治生活。这些法律将逐步收回非犹太人所容许的纵容以及自由。我们的统治王国将以这样一种强有力的专制主义而著称。 即随时随地把那些在言行上反对我们的非犹太人干掉。二，你们也许被告知我所提及的这样一种专制主义不符合现代社会的进程，但我会证明它符合这一进程。三，当人民把王位上的君主纯粹看作是上帝的意志安排时，他们毫无怨言地臣服于君王的专制权力。但自从我们将关于自身权力的概念潜移默化引入他们的大脑后， 他们便开始将这些王位上的占据者视为普通的生物了。在他们的眼中，这些所谓的“上帝选民”额头上神圣的油膏开始脱落下来了。同样，当我们清除掉他们对上帝的信仰时，国王们的权力开始被抛掷到大街上，落入公共权力的手中。而这一切已经被我们掌控，被谎言领导的大众，似通过智慧的运用理论和措辞。 巧妙的调整与规范大众的共同生活以及各种奇思怪想，这一指导大众和个体生活的艺术，非犹太人一无所知。同样，只属于我们智囊库的专家。我们一直致力于培养专家们的分析、观察以及细致入微、工于算计的能力。在这些技能方面，我们是没有对手的。在政治行动谋划与团结方面，也同样无人能及。耶稣会也许能和我们媲美。 但我们已经设法使他们在没有思考能力的大众眼里成为一个公开组织，我们自身却一直将组织藏在幕后。对于所有的世界统治者，无论是天主教皇或我们的西安之王，都是这么做的。但对于我们上帝的选民而言，这远非一个可以漠不关心的事情。五，我们也许一度成功的和全世界的非犹太人达成了妥协，但从这一危险中。 我们通过存在于这些非犹太人之间的不和稳固了自身地位。这些不和的根基是如此之深，以至于永远也不能够被彻底清除。我们已经挑拨他们为了私人或国家的恩怨而彼此争斗。比如，在过去的二十个世纪的进程里培养起来的宗教或种族间的相互憎恨已经有了巨大的增长。这就是为什么单独一个国家如要扩张武力，在任何地方都得不到支持的原因。 因为他们之中的每一个必须牢记，任何反对我们的合约或协议对自己都毫无裨益。我们太强大了，我们的力量无法抗拒。没有我们的秘密插手，任何国家之间连一个微不足道的协议部不可以私下达成。六，正是通过我，国王才可以坐稳他的王位。我们是上帝亲自挑选的来统治全世界的人，这一点早已经被大师预言。 上帝已经赋予了我们与这一重任相匹配的天赋才智，尽管身处敌对阵营的天才们仍在反对我们，但即使如此，后来者是与前任所无法比拟的。我们之间的斗争会无比残酷，这场斗争是史无前例的。唉，他们阵营的天才来的太晚了。所有国家的统治机器是由引擎来推动的，这一引擎就在我们的手中。这些国家机器的引擎就是。 黄金，由我们长老发明的政治经济学，很早就将桂冠授予了资本，垄断资本，其资本如果是用来自由合作，必须能够自由垄断工业和商业。这一点已经在世界的每一角落被一只看不见的手付诸实施了。这一自由将给予工业界的人政治力量，并能帮助他们压迫人民。如今，卸掉人民的武装，远比引领他们发动战争重要的多。 利用迸发火苗的民众激情为我所用，远比扑灭他们更重要。我们作为指导者的宗旨在于，通过批评来削弱公众的思想，将他们从严肃谨慎的、可以产生反抗的思考中引开，将他们的思维力量分散，引向一场空洞虚假的舌战。八，世界上各年龄的人民都喜欢花哨的辞藻，对于他们来说，对于一场场上演的秀很满意，却很少暂停下来去思考。 在公共领域，诺言是否得到了履行？因而，我们应该建立表演机构，并证明他们对于我们的计划将带来裨益。九，我们应该给各党派、各势力贴上自由主义的虚假外貌，应该赋予这一假象一个自由辩论者的声音的特征。他们说的太多了，以致耗尽了听众的耐心，并产生了对于辩论的厌恶与憎恨。十，为了使公众的意见站在我们这边，我们必须表达各方的观点。 以至于有太多互相冲突对立的观点，使他们感到困惑，并且对于这些观点的讨论持续了如此长的时间，足以使非犹太人在这样复杂的迷宫里不知所措，并逐渐明白最好的事情就是在政治区域没有任何观点，因为这些政治事务都不是公众有能力理解的，这些只有指导公众的人才可以理解得了。这是第一个秘密。十一。 我们统治成功的第二个秘密要素包含以下内容：从生活习惯、激情、国民生活等各方面大幅度增加民族挫折感，以至于他们在相应的混乱中迷失方向。这一措施还可以从另一方面服务我们，即在各党派中种下不和谐的种子，解散各种仍不愿意屈服于我们的集体势力，并打击各种可能以任何程度阻挡我们事业的个体创造性。 没有任何东西比个体创造性更具危险性的了。如果其背后隐藏着天才，这种创造性可以胜过我们已经撒下不和谐种子的成千上万人的能量。我们必须如此指导非犹太人种群的教育，以便无论何时他们需要创造性时，就无可奈何的放弃。产生于自由行为的张力，当遇到另外一种自由时会削弱。从这种冲突中产生了严重的震惊、清醒与挫败感。 通过所有这些手段，我们必须解除非犹太人的武装，乃至他们被迫提供给我们国际力量。这种力量可以使我们不使用任何武力，逐渐吸收世界各国的武力，并建立一个超级政府。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可以称之为怪胎的超级政府，以替代当今各国统治者。他的手像谢氏一样无所不及，他的组织如此庞大，以至于征服任何一个国家时都绝不会失手。 纪要六，征服技巧一，我们必须迅速着手建立庞大的垄断机构，储蓄巨大的财富，甚至非犹太人的巨额财富也依赖于此，以至于一旦所属国家的信誉在遭受政治打击后跌到低谷，他们的财富也随之同归于尽。二，你们在座的各位都是经济学家，请对这种垄断的重要性给予评估。三，我们必须用每一可能的方式。 成为所有自愿臣服我们的人的保护者和施惠者，来发展我们的超级政府的重要性。四非犹太人的贵族们作为一种政治势力已经消亡了，我们不必再把他们当一回事。但是作为土地的所有者，他们仍会对我们有害。从下面这一事实可以看出，他们可以靠赖以生存的资源自给自足，因而不惜任何手段剥夺他们的土地是必须的。 这一目标可以通过提高他们土地财产的税负来达到。这些措施检查土地拥有的情况，使他们处于一种卑微的状态，并可以达到无条件的服从。五，这些世袭的非犹太人贵族自幼就不能够接受他们所得比别人少，会立刻愤怒，并继而自取灭亡。必须奴役非犹太人。六，在我们必须大规模主导商业和工业的同时，首要并迫切的是控制投机。 投机是与工业唱反调的角色。投机业的缺失会增加私人手里的资本，并通过解放那些欠上地债的人而恢复农业。我们想要的是，工业应该从土地里既榨干劳动力，又可以榨干金钱，于是将所有的非犹太人投入无产者的境地。非犹太人将仅仅为了生存权利而向我们低头臣服。七，为了完成对非犹太人工业的毁坏。 我们应该发展对于奢侈品的投机行为，推动那种可以吞噬一切的对于奢侈品的贪婪需求。我们应该提高工资水平，但这不会给工人们带来任何好处，因为我们也借农业和畜牧业的衰退为由，提高生活必需品的物价水平。我们必须进一步有技巧的削弱生产数据来源，通过使工人们习惯于无政府主义和沉溺于酗酒。 齐心协力，采取所有手段，从地球上灭绝所有非犹太人中受过教育的那部分人的势力。八，为了避免在恰当的时机之前让那些非犹太人醒悟过来，了解事情的真相，我们必须将上述行为掩藏在服务于工人阶级的热情与政治经济学伟大原理的面具之下。那些经济学原理都蕴含着激情四射的宣传。纪要七：世界范围的战争，一军事设备的强化。 警察力量的增加都是完成上述伟大计划的必须。我们必须要达到的目的，是在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除了我们自己，就剩下无产阶级民众和少数忠诚于我们的百万富翁，以及警察和士兵。二，在整个欧洲，以及通过和欧洲的关系，在其他大陆也一样，我们必须创造敌人、不和谐以及敌意，这样我们就获得了双倍的优势。首先，我们和所有国家保持联系。 因为他们将知道我们有那种力量，想什么时候制造混乱就制造混乱，想什么时候恢复秩序就恢复秩序。所有这些国家都习惯于将我们视为必不可少的遏制力量。第二，通过我们的阴谋，应将所有我们触及到各国内阁中的线索及经济条约或债权纠缠在一起。为了成功的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在谈判和签署协议时运用高度的狡猾与渗透功夫。 但要避免被视为所谓官方语言，我们必须使用相反的策略，戴上诚实与自我满足的面具。通过这种方式，一直受我们教导、只关注事物表面现象的非犹太人国家的人民和政府，将继续将我们视为人类的施恩者和大救星。世界大战。三，如果有国家反对我们，我们就发动战争；如果他们敢联合起来对抗，我们就发动世界大战。四。 政治斗争胜利的根本因素是其计划的秘密性。外交家们永远是言行不一的。五，我们必须驱使非犹太人政府按照有利于我们严密设计的、已经接近终点的计划，通过由我们代表的公众意见，并通过所谓伟大力量媒体的推动，采取行动。这些媒体除了少数几个还没有和我们达成一致意见，其余的已经完全掌控在我们手中。六，总而言之。 为了总结我们前置欧洲非犹太人政府的庞大体系，我们必须向他们其中的一个实施恐怖行为以展示实力，并且如果他们联合起来反对我们，我们必须借美国、中国或日本的武装力量。纪要八临时政府一，我们必须利用所有反对者可能雇佣的力量来武装自己，必须从法律词典表达的任何一个角落以及棘手的问题搜寻证据。 因为通过那些案例，我们可以渲染那些看起来极端无耻和不公正的判决。这些判决结果将被用来将最高道德原则嵌入法律的形式。我们的指导委员会必须将与之打交道的各种文明力量环绕在自己周围，必须将政论家、法学家、管理者、外交家和那些在我们的专门学校里接受超级教育培训的人环绕在自己身边。 他们熟知社会背后运作的秘密规则，知道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熟谙人性的所有阴暗面，所有非犹太人的倾向、缺点、邪恶以及品性各阶层的状况与特性。无需再提那些权威们的才华横溢的助理们了，他们将不会从非犹太人中选出，因为非犹太人的助理们已经习惯于不加思考的执行任务，从来不思考任务的目的是什么，更不会考虑这些任务是为了什么。 他们的服务要么出于唯利是图，要么为了实现个人野心。二，我们必须把全世界的经济学家们环绕在我们政府的周围，这也是为什么经济科学形成了犹太人教育的主要目标。在我们周围将是所有银行家、工业家和资本家的荟萃，最王要的是百万富翁，因为从本质上而言，所有事情都是由金钱的数额说了算的。三，在一定时期内。 我们可以将权力置于那些过去的名声如此不堪，以至于和人民之间有道鸿沟的人手中，直到没有任何风险时，才将管理职责赋予我们的犹太同胞们。为了杜绝他们不服从我们的可能性，必须使那些人受到刑事审判或消失。这样是为了使他们在最后一息都在捍卫我们的利益。既要九，在教育，一在应用我们的原则时。 需注意那些你所生活和采取行动的国家的国民性格，除非当地的人民根据我们的模式被重新教育，童话的普及不会成功。但通过谨慎的潜移默化，你将发现不超过十年，最顽固的性格也会改变。这样，我们将在那些已被我们征服的民族里新增一个民族。二，当进入我们的权力王国时。 关于自由的词汇，实际上这些词汇是我们共同的口号，也即自由、平等、博爱，将会被改变为不再是一种口号，而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表达，也就是改变成自由的权利、平等的职责、博爱的理想。这就是我们如何来发挥它们作用，我们就可以通过掰住牛角而制服牛。事实上，我们已经除掉了除我们之外的所有统治力量，尽管法理上还有很多。现在。 如果有国家反对我们，那只是在我们的控制下的一种形式，因为我们需要他们的反犹运动以帮助我们获取对整个犹太民族的控制权。我不想对此做进一步说明，因为这个问题在我们内部也引起了反复争论。犹太超级政权三对于我们而言，没有力量可以遏制、约束我们的活动范围。我们的超级政府存在于超法律的状况下。 这一状况可以用充满活力、强有力但可以接受的词汇来描绘，即专制主义。我有机会能够很清醒的告诉你们，在恰当的时机，我们作为法律的制定者将实施判决。我们会毁灭，也会宽恕。我们作为所有人的首领将登上领袖的坐骑。我们通过意志的力量来统治，因为在我们手中是一个曾经强有力的执政党的碎片。 现在这个党已经被我们打败征服。我们手中的武器是无限的野心、燃烧的贪欲、残酷无情的报复、憎恨与邪恶。四、那些吞噬一切的盛行的恐怖活动，正是出自我们之手。我们的智囊库中包含了持各种观点、各种主义的人，像保皇派、煽动政治家、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乌托邦幻想者等等。 我们已经将他们全部收编，以实现我们的任务。每一个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都厌倦了当权者最后一丝残余威权，全都致力于推翻所有现存的社会秩序。这些活动使所有国家都备受煎熬与折磨。他们敦促宁静，准备牺牲一切来换取和平。但在这些国家没向我们臣服，并公开承认我们的超级政府之前，我们不会给予他们和平。 五人民已经为解决社会主义问题的必要性而通过国际协议掀起了怒吼，党派的四分五裂已经使他们落入我们的手中。为了开展一场竞争，必须金钱，而金钱已经被掌控在我们手中。六，我们也许有理由担心头脑清楚的非犹太人国王与非犹太人暴民之间的联盟，但我们已经采取必须措施反对这样的可能性。在而众势力之间已经树立了一种互相恐惧的堡垒。 通过这种方式，人民盲目的暴力成为了我们的支持力量，而我们仅仅是为他们提供一个领袖，并且在引向我们目标的道路上指导他们前进。七，为了避免暴民的力量脱离我们的指导之手，我们必须时常和他们亲密交流，即使我们不是真正的亲力亲为，也可以在任何程度上通过某些最信得过的兄弟。当我们被承认为唯一的权威时， 我们可以亲自和人民在集市、街道上讨论，并且可以很睿智地教导他们探索政治问题，以至于使他们朝着符合我们指引的方向走。八，谁来监察乡村学校传授的内容？一个政府或国王特使的话会被立即传遍全国，因为它将被人民的声音广泛传播。九，为了铲除非犹太人的机构与体制，我们已经用诡计和机敏接触他们。 已经掌握了推动机制运行的源泉，这些源泉本处于严格而公平的秩序中。我们已经用骚乱的自由主义牌照替代了他们。我们已经将手深入法治、选举、媒体以及个体自由，尤其是深入到教育领域。教育已经成为一个自由社会存在的基石。基督教青年即被摧毁时，通过用我们所知的虚假的理论和原则来培养。 我们已经愚弄、迷惑和腐化了非犹太人的青年。十一，我们对现有法律并未进行充分的修改，而只是通过歪曲其含义，将它们变为自相矛盾的种种阐释。我们已经通过只求结果的方式，树立起了法律崇高的形象。繁琐的阐释掩盖了法律的真实含义，这一事实正是这些结果的体现。于是，这些阐释完全将法律从政府的视线中隐藏起来了。 因为从盘根错节的立法中真正理解法律意义是非常困难的。十二，这就是仲裁理论的起源。十三，也许你会说，在我们的时机来临之前，非犹太人猜到了发生的一切，他们的武装力量会强大起来遏制我们。但在西方，我们已经反击了这些一种让最强悍的人都会感到胆战心寒的恐怖策略。那些地下组织。 宗主国秘密势力，在我们统治的时刻到来之际，都会被驱赶到所有的资本背后。从那时起，这些资本将会随着他们的所有机构和档案灰飞烟灭。纪要师，为登上统治之位做准备。一，今天我就之前曾经说过的再重复一次。我请求你们记住，各国政府和人民只是对于政治的表象满意。事实上。 如果非犹太人的代表们竭尽所能享乐，他们又如何能洞察到事物表面下的真相呢？对于我们的政策而言，查知这一细节具有重要的意义。考虑到财产、住宅、税收对于权威的分化是非常重要的，隐形税收的概念也及法律的折射力量。所有这些问题都不应该在人民之前直接并公开提及，为了避免被提及。 他们必须不被分门别类的定义，只有在我们知晓当代法律的基础之上，在不透露细节基础上宣布。保持沉默的原因是不去定义一个原则，我们就可以留有余地，在不引人注意的情注下删除这一点或抹掉那一点。如果都被分门别类的清楚定义的话，在他们看起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二暴民对政治精英的力量情有独钟，并以崇敬的态度接受他们的暴力行为。哦。 无耻，是的，的确无耻，但做的多英明啊！一个阴谋，如果你愿意这么认为的话，但手段玩的多法高明，多么高超，多么大胆无耻的野心！我们的目标，世界权力，三吸引所有国家致力于建立新的社会结构，这是我们一直以来谋划的项目，这是我们为什么把武装自己、储备力量作为首要的事情，这样一来。 我们的工人积极分子中的极端厚颜无耻和不可阻挡的精神力量会清除我们道路上的障碍。四，当我们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之后，就必须告诉各族人民，所有一切都很糟，一切都经历了艰难和困苦。我们已经摧毁了你们痛苦的根源——国籍、边界、货币差异。但在你们试验我们提供的一切之前，做出任何评判，那会是个公平的评判吗？这时，暴民们全体一致的。 会在一个希望与期待的胜利中抬起我们，并高举在他们手中。选举，我们发明的工具，将使我们坐上世界的王位。我们要教育世界上哪怕最小的团体都以集会投票的方式决定问题，这将帮助我们达到目的。五为此，我们必须确保所有人不分阶级和身份的选举权，这样就可以建立远超过少数有较好修养和思考能力的富裕阶层的绝对多数优势。 通过这种方式，通过反复灌输一种个体重要性的意识，我们摧毁非犹太人家庭观念以及教育价值观，去除个体意识分裂的可能性。因为对于暴民而言，因受我们操纵而不会被带到前台，也不会被给予倾听的机会。他们已经习惯听从我们，只要我们为他们的驯服和注意力付出了代价。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创造了一个盲目强大的力量。 这种力量在没有我们指派的领袖指导之下将不能动弹，人民会向这种政权臣服，因为他们知道是这些政权的领袖决定了他们的收入、奖金以及各种各样的福利。六统治大纲应该产生于一个大脑，因为如果允许其分裂成小块落在许多人的思想里，就不会被紧紧的盯牢。对于行动计划有清醒的认识是允许的，但不要去讨论它。 以免干扰其艺术性，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以及每一句话秘密含义的实际力量。通过选举等这类耗费气力的方式去讨论和更改，是给他盖上所有推论和误解的印记，而那是不能看透他的密谋的深度和关联性的。我们想要使我们的轨迹强而有力，并适当的调配，因而我们不应将天才指导大师的杰作抛掷到暴民犬牙之中，或者甚至是一个挑选的公司。 七，这些阴谋将不能推翻现有的体制，只是影响他们的经济生活，随之影响他们整个活动进程。这些将会被引导至我们计划中的道路上来。自由主义的毒药。八，所有政权都存在看似各种名称命名的相似的东西：代表部门、国会、国务委员会、立法和执法机构。我不必向你们解释这些机构之间关系的机制。 因为你们都清楚这一点，只是注意上述的每一机构都相应的担负着国家的某一重要的职能。我请求你们注意我所说的“重要”一词是用于修饰功能，而不是机构。所以不是这些机构，而是他们的功能重要。这些机构已经在内部分割了政府所有的功能：行政、立法、执行。这些功能就像人体的器官一样运转。 如果我们伤害国家机器的一个部位，国家就会生病，而且将会死亡。九，当我们把自由主义的毒药引入一个集权国家的有机体时，它的整个政治结构就会经历一次变化，政权就会被致命的疾病——血液病缠绕，等待它的只有垂死挣扎的结束。十，自由主义产生了宪政国家，这些国家取代了非犹太人的唯一保镖及专制主义。 而宪政除了是一个大杂烩、误解、争吵、意义无用的党派挑衅、攻击的杂烩外，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消耗国家力量的聚合体。这些夸夸其谈者的讲坛一点也不比媒体差，已经不遗余力地将统治者们谴责的无能又无力，并因而使他们显得无用又多余。事实上，这也是很多国家君王们被废黜而实行共和体制的原因。正是出于这种原因。 我们用一个临时政府替换了原来的统治者，用一个从暴民中选出来、从我们的傀儡奴隶中选出来的总统作为政府首脑。这就是我们埋在非犹太人民中的地雷，我更愿意说是埋在非犹太各民族中的地雷。我们任命总统。十一，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将确立总统的职责。十二，到那时。 我们必须能够让傀儡们履行职责时不拘泥于形式。如果那些争先恐后争夺权力的人的圈子被削弱缩小，如果出现难以找到合适的总统人选的僵局，这种僵局会最终解散这个国家。当这些情形出现时，我们还担心什么呢？十三，为了使我们的计划达到这一结果，必须安排选举，支持那些在过去有不光彩历史、隐藏的瑕疵或其他问题的人作为总统，这样。 在完成我们计划的过程中，这些担心秘密被揭露或想保持特权、优势与荣耀的总统候选人就成了有利用价值的工具。职能内阁将会选举、保护总统，并为总统做出掩饰，但我们可以获得推出新法或更改现有法律的权利，因为这项权利将被赋予我们的傀儡。自然的，总统的权威会受到各种形式的攻击。 但我们会给他提供一种自卫方式，通过赋予他权力，向人民呼吁，越过他们代表的头顶，人民直接的去决定。除了这些，我们也必须赋予总统宣战的权利，必须捍卫这一最高的权利。理由是，总统作为国家所有军队的统帅，出于捍卫新的共和宪法的需要，必须可以自由支配军队，而这一权利也恰恰是其作为宪政的合格代表的体现。十四。 神龛的钥匙掌握在我们手中，除了我们自己，再没有别人可以指导立法。这种情形是很容易理解的。十五，除了这些，我们应该在新共和宪法的指导下，从内阁中取得执政措施，保守政治机密，安插秘密代理人的权利，并且我们必须通过新宪法将代表数减至最低，继而相应分批的减少政治热情。如果对政治的激情仍熊熊燃烧， 尽管这是最不希望出现的，我们必须通过煽动大众的吸引力而使他们无能为力。通过总统，我们可以任命内阁和议会的首长，我们可以将议会周期缩短至几个月，而不是连续的会议周期，并且总统作为执行权力的国家元首，将拥有召集和解散议会的权利。但为了避免这些行动对于我们的计划来说是不成熟的，的后果在本质上是非法的。 这些行为不应该由我们所安置的总统们来行使。我们将怂恿大臣们和其他总统内阁高级官员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取消那些安排。通过这些作为，他们将变成我们的替罪羊。这一角色要通过参议院、国会或部长会来上演，而不是通过个别官员。十六，总统会在我们的支配之下阐释现存法律的意义，在我们认为必要的时候进一步使其无效。除了这些。 他有权提议临时法令，甚至在政府宪政工作中启动新的立法，这都是以整个国家的最高福利为出发点的。我们将摧毁宪政。十七，利用这些手段，我们即可获得蚕食破坏的力量。当我们大权在握时，就不得不被介绍至这些国家的宪法中，为神不知鬼不觉废除每一种宪法做准备。接下来就是将每种政府形式变为专制主义。十八。 在宪法被摧毁之前，我们的专制君主将被认可。这种认可将在各国人民对胡作非为感到痛苦、厌倦和无能为力时来临。我们可以为他们的统治者做出安排。这一安排可以大声宣告：他们被赶走了。赋予我们的将是一个统治全球的君王，他将我们团结起来，摧毁一切混乱的根源——国界、国籍、宗教、国债，将带给我们和平与安宁。而这一切。 我们从自己的统治者和议员们那是找不到的。十九，你们熟知的是，为了使所有国家表达这些愿望，必须挑拨这些国家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用分歧、憎恨、斗争、妒忌，乃至刑律、饥饿、疾病和欲望，彻底耗尽人性，以至于这些非犹太人感觉没有别的出路，唯有躲入我们用金钱以及其他的一切所塑造的避难所中。二十。 如果我们予以这些国家喘息的机会，那我们一直渴望的时刻就很难有机会来临。既要十一，极权主义国家，一国务院一直都被作为统治者权威的强有力表达，作为立法机构作秀的角色，它亦可以被称为统治者法律法令的阐释委员会。二新宪法的建立过程中，我们应该 l 用向立法机构提议的演示方式来制定法律，树立公平与正义形象。 用一般规定、议会程序和国务院决议法案的方式来设立总统令；三、用政权内变革的形式促使一个合适的时机出现；三、通过建立这样一个流程样本，我们将拥有这些组合手段的所有细节。通过它们，我们将在那些国家按照我们的方向利用国家机器完成革命。通过这些组合及言论自由、集会结社、道德自由与选举权。 还有其他所谓的自由和权利，必须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或在新宪法颁布之后经历根本的改变。只有此时才是立即宣布我们的规则的最佳时机，因为滞后的话，每一引人注目的改变都是危险的。理由如下：如果这种改变是以严苛的形式，并带有严厉与限制的意味推出的话，会导致对新变化的恐惧而产生的绝望感。另一方面， 如果推出了被认为进一步纵容的措施后，将会有人认为我们已经承认了错误，这会破坏我们的权威、绝无谬误的威望感，或者认为我们张皇失措，被迫摆出投降的姿态。且对于这一点，我们得不到任何感谢，因为会被假设成义务性的举措。两种方式都将有损新宪法的声誉。我们想要的效果是在新宪法颁布的那一刻。 当全世界人民还在为革命的后果瞠目结舌时，还处于恐惧与不确定的状态时，他们必须立即意识到，我们是如此强大，如此不可阻挡，权力无限，以至于我们根本就不会把他们当一回事，更不可能去关注他们的观点或愿望。我们已经准备好，并且有势不可挡之权利，随时随地粉碎所有的愿望或宣言。我们已经掌控想要的一切，绝对不可能用他们分裂我们的力量。 于是，在恐惧和战栗中，他们会对一切闭上双目，坐等世界末日的来临。我们是狼，四非犹太人是一群绵羊，而我们则是要干掉他们的狼群。你知道，当狼群控制住羊群的时候，将发生什么？五，还有一个令他们闭上双眼的原因，因为我们将保持这样一个承诺：一旦赶走了和平的敌人，并驯服各派后，会还给他们所有的自由。 六儿，他们将被迫期待多久才可以等到归还自由？这点不值一提。七，那么出于何种原因，我们发明了这整个策略，并将他们灌输到非犹太人的头脑中，同时又不令他们去审视潜在意义的机会？如果不是为了迂回曲折，又到底出于什么目的，让我们这些分散的同胞不是直接找到到达目的地的道路？正是这点构成了我们创建秘密共济会组织的基础。 他们不为非犹太人所知，甚至也没有受到他们的怀疑。这些非犹太人的羔羊受我们的吸引，进入到共济会的表演场所，目的就是为了迷惑他们的同胞。八上帝赋予我们及他的选民们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天性，而这一在所有人眼中看起来是我们弱点的特性，却释放出我们所有的力量，而这力量已将我们带到统治全世界的权力门槛中。 九，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在业已建立的基础之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既要十二，控制传播渠道。一自由，这个可以以很多方式阐释的词汇，被我们定义如下：二自由是去做法律所允许的事情的权利。这种阐释将在适当的时机服务于我们，因为所有的自由将被掌控在我们手中。既然法律将根据我们的伟大计划废除我们不想要的。 或创造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三，我们将以如下方式来和媒体打交道。今天的媒体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他在必要的时候为激起并煽动我们所需要的激情而服务，或者他为党派的最终私利而服务。他通常是歪曲的、不公和虚假的。大多数公众并不清楚媒体到底为谁服务。我们可以用一根很紧的缰绳来控制它。 可以利用所有媒体产品来做同样的事情，因为如果我们沦为宣传册和书籍的攻击目标的话，将有一种清除所有媒体攻击的愿望。在当今，由于审查的必须性，宣传品的生产变成了一种需要昂贵花费的资源。我们可以将其变成我们政权的一项丰盛收入来源，可以征收一种特殊的印花税，并在任何媒体机构或出版印刷机构获批之前，要求他们缴纳保证金。 这将保证我们的统治不会接受任何来自媒体方面的攻击，任何一攻击我们的企图，除了上述措施之外，也极有可能发生。我们必须毫不留情的罚款，诸如印花税、保证金和罚款会给政府带来巨额收入。党派机器将不遗余力将大笔花费用于宣传，但如果面对第二轮攻击时，我们就保持缄默了。 没有人因为指责我们政府而受惩罚，那么停止甘顶一切出版物的呼吁就没有机会和理由煽动大众。我请求你们注意，那些进行攻击者也是由我们建立的机构，但他们所攻击的都是那些早就被我们决定要彻底进行改变的方面。四，任何不受我们控制的宣传都不会传给公众，现在这点已经被我们实现，因此。 所有新闻也只有被少数几个机构接收，由这些机构在世界各地集中起来。这些机构将被我们完全掌握，只按照我们的授意进行宣传。五，如果我们已经对非犹太人熟悉到如此程度，即他们都通过我们加在他们鼻梁上的有色眼镜来看世界上发生的大事，如果再也没有一个国家为我们获准注入这些非犹太傻瓜所称的国家秘密而铺设障碍时，到那时。 即我们代表我们的全球之君被公认为世界超级君主之时，我们的地位又是如何呢？六，让我们重新回到出版印刷的未来这个话题上。任何一个想成为出版者、图书馆长或印刷商的人，都必须有义务提供许可执照。一旦犯有任何错误，就立即被没收。利用这些措施，思想这一工具将成为被我们的统治指导教育的手段。 我们的统治将绝不允许有关进步扶扯的偏门思想与幻想分裂误导大众。我们还有谁不明白这样一个事实：这些关于进步福祉的幽灵，将是直接引向那些可以在人类自身以及对抗统治权威的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愚蠢幻想。因为进步或有关进步的念头会产生关于任何一种有关解放的概念，但没有建立对其的限制。所有这些所谓的自由派都是无政府主义者。 不是行动上的，就是思想上的，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都在追逐自由的幽灵，但却没有获得许可，即他们陷入了为抗议而抗议的无政府主义，摧毁自由媒体。七，现在我们再来看期刊媒体，我们也必须像对其他出版物一样，每页加印花税和保证金，少于三十页的双倍征收。一方面是为了减少杂志的数量，杂志是印刷毒药中最恶劣的一种。 另一方面，采取此种方式可以强迫作者的作品很短，以至于很少有人阅读这些杂志，尤其是当这些杂志价格不菲时。同时，可以出版我们自己的杂志，按照有利于我们的方向来影响大众意识形态的发展，因为我们的出版物价格会很低，会拥有广大的受众。印花税会使从事文学写作的野心处于可控状态，容易遭受处罚，可能使那些作家们依赖我们。 如果任何人被发现胆敢写文章反对我们，将再也没有任何人愿意出版他们的作品，因为在接受他们的作品出版之前，那些出版商或印刷商必须向我们的权威机构申请获得批准。这样，我们就可以提前知道那些试图反对我们的所有轨迹，并根据之前发表的相关规定使他们无效。八、文学与新闻出版业是两种最重要的教育力量。 因此，我们的政府将成为大部分刊物的所有者，这会中和那些私营媒体的有害影响，使我们可以掌控公众的思想，并对其施加重大影响。如果我们允许十种刊物，我们自己应该创立三十种，或者同样的比例。但这一点绝不能被公众怀疑，因为此种原因，所有我们自己出版的刊物，在表面上看，其倾向和观点都是和我们对立的。这为我们建立自信。 并为我们带来没有怀疑心的反对者，这些反对者最后都落入我们的陷阱，变为无害。九在最前沿总会站着一位官方的喉舌，他们一直屹立前沿，捍卫我们的利益，因而他们的影响相对会无关紧要。十第二层将是半官方机构，其角色是去攻击那些不温不火的人或冷漠者。十一在第三层的核心圈。 我们将建立自己的，但表面上看起来反对我们的机构，至少其中的机构之一将呈现出和我们截然相反的一面。真正的反对者会接受这种伪装的反对派阵地，并视为己有，向我们亮出他们的底牌。十二，只要宪法存在，我们所有的报纸都是混合体：贵族的、共和的、革命的，甚至无政府主义的，就像印度的守护神一样，拥有一百只手。 每一只都按我们的要求染指一种公共观点，但某根脉搏加速时，这些手会按照我们的目标引导公众观点。因为一个兴奋的病人会丧失所有的判断力，进而会容易向建议屈服。这些认为重复着他们自己阵营观点的傻瓜们，将会重复我们的观点或任何我们需要的观点。在以为跟随自己党派喉舌的信仰中，他们实际上跟随在我们为他们悬挂的大旗下。 十三，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更好的指导我们这支报纸后备军，必须小心翼翼的组织这件事。在中央媒体的名义下，应该召集文学性的集会。在集会上，我们的代表将不知不觉的公布当前的方针和口号。通过讨论和辩论，但通常是肤浅的、不触及事物本质的讨论和辩论，我们的喉舌会向官方报纸开展一连串虚假的、猛烈的攻击。 只是仅仅为了给予我们适合的时机，充分的表达自己的立场，这样做的效果会比只是通过官方声明与公告的途径更好。当然，无论何时这么做都是对我们有利的。十四点，这些对我们的攻击也会服务于另外一个目的，即我们的臣民会被说服去相信言论自由的存在，并给我们的代表一个机会去确定所有反对我们的机构都仅仅是空洞的、喋喋不休的胡言乱语者。 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去发现任何有实际价值的反对我们统治秩序的东西，只有谎言得以出版。十五，如上所述的组织方法，公众的眼睛几乎看不出来，但绝对能够被精心算计或应用，成功获取公众对我们政府的注意力和信心。由于这些方法，我们可以经常根据实际所需，根据他们被接受的良性或恶性，激起或平息公众对政治问题的思考。 或劝说，或迷惑，时而出版真相，时而谎言、事实或他们的反面。在这样操作之前，都非常小心谨慎的让他们感知我们的立场。既然我们的反对者们由于上述我们利用媒体的方式，没有安置代理以充分表达他们的观点，我们将确保对他们的大获全胜。我们甚至不必对他们进行争论或驳斥，除了一些表面上的需要。十六。 这类尝试性的攻击由我们的第三媒体发动，出于必要，经常会遭到我们的半官方的第二媒体的激烈驳斥。十七，甚至时至今日，拿法国媒体为例，就针对口号的作为上，也有展现同为共济的团结性的形式。所有媒体组织通过职业秘密捆绑在一起，就如旧时的占卜者，没有一个会泄露信息资源中的秘密，除非通过发布公告来解决。 没有一个新闻记者会冒泄露这个秘密的风险，因为他们中每一个人的过去都有一些丢脸的污点或其他问题，才会被允许从事写作。一旦他们泄露了秘密，这些污点会立即被揭露出来。只要他们保守这些秘密为少数人所知，作为记者的特权就可以攻击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暴民就会怀着极大的热情追逐他们。十八，我们的处心积虑也扩展到各省。 我们必须也在当地煽起希望与冲动，利用这些，我们可以随时依赖当地政府。我们必须向这些政府表明，这些表达是独立的愿望与冲动。很自然的，他们的资源也就同样成为我们的。我们所想要的是，在完全掌握权力之机，这些政府会发现他们被国家及被我们的秘密机构安排的大多数观念钳制了。我们需要的是，在这样一个心理冲突的时刻。 这些政府再也没有能力去讨论一个继承的事实，仅仅是因为这一事实已经被这些省的占大多数的公共观点所接受。十九，当我们的新政权向最高权力过渡的时候，绝对不能够承认任何形式的公共媒体所透露的不实揭露。新政权必须被认为如此让人满意，乃至于犯罪行为都消失了，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 展示罪行的案子，应该只让那些受害者和现场目击者知道，不再更多公开。